当你参加四念珠的课程时，禅修的技巧是一样的。你已经参加过许多次的内观课程，也都以同样的方法来练习，受持八条戒律，以觉知入出息来发展你的禅定，以觉知感受，并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来发展你的智慧。 也就是说，在心的最深层面保持平等心，这是你在所有内观课程当中所一直练习的，也是你现在所修行的。唯一不同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四念住的课程引用了觉悟的圣者佛陀所提到的。 有关禅修技巧的直接开始。你听闻到这些字字句句，你讨论这些开示，你也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这些佛陀所说的法。而且因为你不断的实际练习着，因此你了解，是的，这就是佛陀所要我们练习的，这就是法所要我们练习的。哦，这也是现在我所练习的。 你得到更多的启发，你得到更多的自信，你也因而更加精进、更加认真的修行。这就是参加像这样一个课程殊胜的地方。法的核心变得非常清楚了。人们执着于法的外在形式，执着于没有实质意义的外在形式，也变得。 如此清楚，他们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法的核心更加清楚，这就是法的。